第三部分，第十一到十七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时至今日，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仍是全世界最好的一本大数据专著。 其作者之一是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科学》《自然》等著名学术期刊最推崇的互联网研究者之一，有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多个互联网研究重镇任教的经历，《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的两位译者中。 有一位是我国最年轻有为的大数据专家，年仅二十七岁的周涛教授。数年来，他一直带领我国学术界在大数据研究上向国际一流水平看齐。十一，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十二，关于周涛，下列哪项正确？十三，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脏，不仅要看其表面上的细菌数量，还要看上面的致病菌数量，因为致病菌的毒性要远远高于普通细菌。电脑键盘和没有清洗的鞋子，哪个更容易滋生细菌呢？为了找到答案。 有人对一双穿了半年左右的运动鞋和一个用了半年多的电脑键盘上面的细菌数量进行检测对比，结果发现，两件样本都有大量的细菌存在，而键盘上的菌落数量是运动鞋的六十五倍。需要注意的是，键盘上还发现了真菌。为验证键盘和运动鞋中是否存在致病性极高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实验员用试纸进行了测试，幸运的是，测试结果均为阴性。运动鞋和键盘上并没有发现这种细菌。实验结果显示，运动鞋前脚掌处的细菌数量远不如键盘上的细菌数量多。电脑键盘因为数字键不常使用，其菌落数远远低于字母键盘。专家建议，电脑键盘。 每两周用酒精擦拭一次，可有效消灭细菌。清洗运动鞋时，一定要注意鞋子内部的清洁。清洗之后，可在阳光下进行暴晒消毒。十四，根据这段话，下列东西哪个最脏？ 十五，关于运动鞋和电脑键盘细菌检测的对比结果，下列哪项正确？十六，实验结果显示最脏的是什么部位？ 十七，关于专家建议，下列哪项正确？